刘浩果断把叶秋指出，其他队长却大多没什么反应。喝茶的喝茶，剥橘子的剥橘子，掰香蕉的掰香蕉。叶秋是罪魁祸首，刘浩这一点真没说错。原本只是打打 BOSS 的话，对职业选手来说能算是什么负担？互相竞争，那也不必斗得像职业比赛那么高强度。 但是叶秋的存在改变了这一点，兴欣的诸位打起职业选手来可都是非常努力的，而且更要命的是他们还没完没了，再更要命的是双方身后都跟着团队，所以轻而易举还死不了。这没个休止的高强度战斗会有多身心疲惫，可想而知。再到职业联赛这种容不得半点马虎的高端赛场上，可不失误连连吗？ 这理儿无人不懂，不过各位队长大神都不吱声，主要是不想长叶秋的威风。怎么对付星星的捣乱，他们也在想办法呢。只有刘浩，因为和叶秋有别的恩怨，所以一嘴快就直接说出来了。冯宪军一看诸位这反应，心中有数。今天这会主要就是针对这些队长，至于经理。 打比赛、抢 BOSS 都不是他们去做，状态什么的，他们说了也不算。 <laughs> 叶秋，哎，这个名字大家都不陌生啊。既然都这么熟，那我也就说的坦白点了。在座的对叶秋有点特别的情绪，这我是理解的。文清，你和叶秋是多年的老对手。 现在他都退了，还放不下。哼，杰西的话，差一点就可以像叶秋一样打造一个王朝出来，是不是有点感慨自己的时运不如叶秋？对他多少也有些不服气啊。还有文州、李轩、云秀，你们这黄金一代，你们年轻人流行的那话是怎么说来着？哼，被叶秋虐打的。 <laughs> 对他也很不爽吧，啊，还有你们其他人，或也是被叶秋虐大的，再或者是拿着特别骄傲的成绩时，总会有被人泼一盆冷水，拿叶秋的成绩出来对比，所以对叶秋也很不服气吧。哎呀，这些我可都知道呢。这些队长级的人物，比起普通选手，大多都多了一份脑子。 初听冯宪君诸葛点名，都是一怔；等听完了，顿时个个哭笑不得。因为冯宪君这字里行间的意思是他们一遇叶秋就放不下，然后揪着叶秋没完没了。可事实上正相反呢，大家都是专心抢 BOSS 去了，是叶秋总是带着人出现，没完没了的骚扰他们啊！主席啊！ 你这是把主谓关系完全搞反了，我们都是被动啊！一堆队长面面相觑了一下，结果又是刘浩兴冲冲的先开口了：“要不咱们就连联手，见到叶秋就先把他们灭了再说。”冯宪军一听真来气呀，妈的！我这说半天就是想让大家不要因为见了叶秋就分散注意力。 你倒好，还想团结大家一起去分散注意力，成心给我添乱是不是？冯宪军白了刘浩一眼，结果刘浩那兴高采烈的也没看见，还一脸期待的望着大家呢。看着众队长一个个若有所思的模样，冯宪军真怕他们还真团结起来一起网游里刷叶秋去了，那职业联赛还搞不搞了？ 我们干脆组织玩家去网游里看你们大追捕，好不好？嗯。 <coughs> 其实我要说的很简单。现在特殊时刻，各家需要在网游里投入一些精力，这都理解。这也是咱们荣耀联赛一直以来的特色和卖点。但是，大家在网游里也要力求专心啊，不要因为一些个人的情绪耽误了正事儿。 最后还影响到职业比赛的状态，那可就不好了嘛。今年都是大家出成绩的好时候。冯宪军最后这话倒也不错。这一赛季，朱队的变动都显得很有志气，最后构成了相当热闹的一个赛季。各战队都想出成绩，比赛自然就更加精彩好看，联盟发展自然也更有利。 所以，冯宪军才着实担忧这一赛季会横生什么枝节。问题是，眼下的情况并不是这样。这一次，众队长终于没有再沉默。先开口的是蓝雨战队队长于文洲。主席所说的这点，其实我们都明白，也不会这么没有分寸。王杰希接过，但现在是叶秋在主动添乱。 韩文清说：“导致大家没法专心抢 BOSS，必须分心去应对他。”百花于峰说道：“一看就是深受其害的印象深刻者。他能不捣乱，大家就谢天谢地了。谁愿意主动招惹他呀？”言语队长楚云秀说：“上次我们战队的李迅还没出城，就让叶秋带人给灭了。” 虚空队长李轩没好气的说着，倒是证实了一个谣传：，星星在城内击杀的那个疑似职业选手马甲，并不疑似，是真的。他根本不像是来抢 BOSS 的，倒像是存心来捣乱的。呼啸队长唐昊表示，专门针对各队的职业选手。三零一度队长杨聪说：“嗯。”轮回队长周泽楷。 联手灭他吧！刘浩连忙又提建议，但这次总算看到主席瞪来的双眼，刘浩顿时以为自己的心思被主席洞察，下意识的就缩了下脖子，不敢再嚷嚷了。这个叶秋，到底是想干什么呀？冯宪君像是在自言自语，不过每个人却还是都听到了。 骚扰转移我们的注意力，方便他们的人行事吧。王杰希答：“这是从抢 BOSS 的战术角度解读的。”其他众人纷纷点头。一个多月了，各大战队愣是还没看出叶修其实就是带着人拿他们刷经验呢。毕竟，星星的作为从抢 BOSS 的战术角度来说是很科学、很合逻辑的。 所以也根本没人天马行空的往别处想，都以为叶修其实也是干正经事儿呢，只是干正经事儿的手段可把他们害惨了。他那破星星现在是挑战赛的空歇期，悠哉的很，精力旺盛。但他们职业战队可还要留着最佳的状态去应付职业比赛呀，结果每周也在他这儿耗费一番精神。 最后，职业比赛的质量可不就下降了吗？不过差可告慰的是，下降的不是某一家，而是大家。所以这一月吧，比赛质量虽然下降了，但看起来对排行榜的格局倒没太大影响。选手是指盯成绩的，对于联盟经营发展什么的，他们是不会去顾及的。所以现在虽然个个抱怨野球。 事实上，却远不如冯宪军着急。反正烂也是大家一起烂嘛。把那家伙号封了吧。联盟没这个权限吧？取消他们挑战赛的资格，这样他们肯定不跳坛了。啊，对对，这个好，取消他们。这不，队长们这时还有心情开玩笑呢，真是看得冯宪军心急火燎。 取消挑战赛资格，联盟当然有这个权利，但有权利也不是乱用的，也得有个规则，有个章法吧。星星现在哪有正当理由去取消人家资格呀？这道理队长们岂会不知？所以此时纯属胡扯。这帮家伙嘴上说的郁闷，但事实上根本没认真考虑怎么解决这问题。 其实，我觉得刚才刘浩说的不失为一个办法。余文洲此时突然开口，冯宪军一怔，正想你怎么也来添乱？像经营层面的这种考量，很多选手确实不会去思考。但余文洲，冯宪军可不觉得也是这类选手。这是他看好的可以在退役以后进入联盟管理层的人才。他怎么也会出这样的主意呢？ 结果这时，于文州已经继续说下去了：“叶秋那伙人有多少？大家心中也都有数了吧？”“十个人。”王杰希说。“那一个也算。”韩文清开口。“你说朱元霞？”王杰希说着，显然大家何止弄清楚人物，星星这一队人马，他们连名字都要记住了。朱元霞实力是弱点 不过你要这么划分的话，他们那边还有几个也很寻常。”王杰希说道。小手冰凉，美光。星星的诸位，名号现在已经能让联盟最强战队的队长脱口而出了，而且这还只是星星里水平比较烂的几个，都这样耳熟能详了。别管他们强弱了，反正他们就这些人。我的主意呢，下次再抢 BOSS。 各家就自觉点，主动站出个人出来。咱们这边自组一队，专门和他们对抗。他们纠缠咱们，不如咱们先手纠缠住他们。这样专事专办，也免得操心太多，浪费精神。然后其他诸位就去专心抢 BOSS，早抢完早散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于文洲说的，大家不过目光却主要还是投向了冯宪军。 冯宪军此时却是长出了口气，微笑点头。这于文州不愧是他看好的人才，这个办法一举两得呀，专事专办，不分散精力，这个主意妙。嗯，我看文州的办法可行。冯宪军一认可，立即就大力推行起来。没等大家，他先表个态再说。 主席点头了，大家面子得给啊。再说于文州这办法确实不错。随后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一些细节。刘浩表现得最为热情，各种积极的出谋划策。你这小子是不是想把星星打废了呀？看不出你都离开家世了，还挺替家世着想。冷不丁的，李轩突然来了一句：“啊啊，哪有？” 刘浩略慌乱，把星星打废。这星星他有，但要说帮家事绝对没有，连家事一起打废那倒不错。不过这种公报私仇的用心，还是得掩饰一下的。难道还真有人觉得这队能对家事构成威胁啊？ <laughs> 哼，比赛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呢？众队长笑。